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把这个没家的、这出家的 <laughs> 和这个可可还没家的，但是渴望有家的，凑在一起，是谈一个这个非常值得谈的话题，就是家暴的问题。对， <laughs> 这个其实呢是要说说李阳啊，也这个本来呢咱就不想再说了，但是呢他正好给了个话由，呃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今天传出一个新闻，因为前一阵都说他在家暴嘛，是他在家暴。然后你看李阳的美籍妻子 Kim 日前在微博中表示，准备去法院诉讼离婚。此前一个月，哎，咱们导演可以出出他那几张照片啊，就是说，你看此前一个月，Kim 多条微博谈到打算跟他协议离婚，但是遭到，据说是遭到李阳拒绝。对此，李阳助理表示啊，你再看下一张。 呃，李阳知道 Kim 打算离婚这件事儿。今年八月底，就刚才他就发出多张被家暴受伤的照片嘛。呃，九月十号说李阳，这是李阳一家人呐，嗯，孩子说他教育拿他研究中国教育的这个出路问题嘛， <laughs> 拿他的孩子。李阳首次在微博承认家暴一事，而且道歉，这都知道了啊。嗯，其实为什么我说呀？ 他这个离婚的消息也不重要。其实我也不是说要讲李阳，李阳跟我还是老相识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这个老同事。嗯，我们当年广东电台啊，我们是一个走廊，他是英文台的，嗯，播音员。那个时候他刚从新疆来，我我还记得还给我们表演节目，学外国人。 说话 <coughs> 学学的确实是非常像，嗯，这是一，因为一开始那个主持人介绍啊，就说，是，哎，这是一位老外朋友，我不会讲中国话，他就学那个腔调，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就给他骗到，他就学这个腔调，哎，呃，所以我说也不是说他，我是说呀，你们两个都看了的一个节目，我就是呃，我其实介绍大家呀，都应该去网上啊看看这个节目。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你看咱们凤凰卫视多有心胸哈！ <laughs> 让大家要再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做的这个很好的节目，是柴静，是吧？这个这个女记者访问这个李阳，哎，为什么？我觉得啊，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啊，我很想说说这个事儿。嗯，呃，因为李阳也很坦白，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嘛，对吧？嗯，我是说李阳让我想到一种人。 嗯，就是我们在一个特，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吧，嗯，我们特定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咱们这个土地上，养育出来这么一种人。 绝不是李阳一个人啊！你觉得他不是个案啊？他是中国人某一种。不是他讲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他们那一代人都都家暴， <laughs> 而是说他是那种人的有一种特性，一种倾向。这就我简单说吧，我也觉得这这这种人有一百种特点。我简我简我简单说，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人。这种人呢，在今天的交际场上，甚至我个人生活当中，我经常遇到。 而且呢，甚至我就无数次被这种人忽悠，你知道吗？我当然不是说李阳啊， <laughs> 我是他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你看，你比如他老婆 Kim 在那个央视这个节目里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说他呀，这个你看美国人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他是要拯救中国教育的，他每天都要想着这些问题，怎么样能让中国十几亿人都能够会说英语？他说，但是。 有一个地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老婆说：“你们记得那个细节吗？说坐飞机的时候啊，这个李阳啊有意的吃就不上飞机，坐在那儿。为什么？他要听机场的人叫他的名字啊，有点李阳旅客没上飞机，李阳旅客他听着很享受，甚至就跟他老婆说：我这个我就实在是觉得难以接受。” 是是你们也都看了嘛？是，你你有你有什么感触？那我觉得好，好好熟悉啊， <laughs> 好熟，对对不对？那想想我们身边都是说这种人，真的这是一种自卑的。你说你说到轴上了，外界肯定的方式来肯定自己，变成他是一种自卑，所以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他某种倾向，刚开始他逃避嘛，后来他出来的面对，我觉得他某种倾向是认为焦点终于又回到他身上，所以他。 可以出来讲这件事情，在台湾或很多地方他是逃走的，或者是他会觉得很羞愧，我被我老婆这样说，或者被大家说他是一个会打女人的男人。但李阳倒是还坦挺坦荡的哦，因为我觉得是一种，他终于觉得哎，spotlight 又回到我身上，你们大家又来访问我，又来问我到底我在想什么，我又被拱着了。虽然不是因为英文，是另外一位原因，但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们来采访我了，我就来告诉你我想什么。所以这是一种还蛮。 <laughs> 扭曲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就个人认为比较扭曲的一种自卑的一种心情。你你说，而且在心理学里面，打女人就是会出手的男人，通是自卑，因为他讲不过你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被你压住了，在言语上我被压制了，我我觉得我太太弱小，我只能用打。 来形容来表示说，我还是强大的，我是盖过你的。你你你看，我就是我，他他说的很引起我联想。就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讲李阳本人啊，我是说他接受的柴静的这个采访透露出来的这些个话呀，让我想到我生活里碰见过的另外一些人，你知道吗？就是你比如说啊，他外界评论李阳的英语教育哈，你教英语嘛，他都是说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他这个一这种人呢，一激动啊。 他会以为他在拯救国家，嗯，那么这这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种人，你知道吗？就是甚至就是说，他一激动啊，就是说，你看他喊的口号，大家跟着我用英语喊，我们要占领纽约，占领东京，占领莫斯科，你你你你你要占领全世界，你要干什么？你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红旗插遍全球，好像就是说，而且你知道，就是。 我因为是做媒体的，在内地做媒体的，你知道我不知道碰见多少个人呐，跟我呀脸红脖子粗的，尤其是喝多了，还跟我讲啊，问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被这种人忽悠。你因为咱们是是是傻子吧？就是说这道理没错吧？很对啊，胸怀天下呀，说的都很对啊，没什么不对，那就听人家的吧。可是你到后来，你就发现呢，他说的。 跟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为人处事啊，完全不吻合，是吗？是割裂的。你比如同样这种人，你不要说是什么暴力或者什么，就我知道嘛，同样这种人是吧？强奸女同事、女下属的事情他也干得出来。那么你你你你你怎么想？后来我就讲他说的这个自卑，你知道吗？就是说，位卑未敢忘忧国。 哇！我经过了二十年的苦思，我终于明白了这句古诗真正的意思。我我我自以为，我给你们解一解，我给你们解一解 <laughs> 啊！为什么要忧国呢？因为位卑。你知道吗？忧国是手段，位卑是原因。他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吧，他是拿忧国呀解决他社会地位或者是他自觉卑微的问题。嗯，因为一个人，你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不能说。 我要成功，你们都尊敬我，女人们你们都喜欢我。你要这么号召，没人搭理你啊，对吧？你必须得说呀，我们都我都是为了你们呐，你们知道你们人民多需要你，这我们得解决你们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大家才能佩服他，大家才能跟着他干嘛？觉得他特别有理想的时候。对呀，那么其实他跟着他干，他到最后他满足了嘛？嗯，哎，你们都注意我了，我我这个社会地位卑微的问题，嗯，解决了。我觉那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现象。 呃，我前阵在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才讲到中国人有某种把一些情感抽象化的倾向。呃，比如说，为什么曾经有一些时期，我们觉得杀人不算杀人，嗯，就觉得叫消灭阶级敌人。嗯嗯。但其实你杀的是眼前一个活人，你刀割到他喉咙的时候，他会流血，他会叫。那一刻，你怎么样把他看成他不是一个具体的活的动物，而是一个叫做抽象的概念阶级敌人呢？ 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种能够把这些事抽象化的人的能，这种能力啊，就在你说的那种人身上很常见。嗯，包括李阳也是。比如说，我们注意一点，他在财经那个访问里面，他提到说，他对待孩子、生孩子跟家庭，那是一场实验。对。呃，那很多人就说你太没感情了吧？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没感情不一定，但是起码他要把他说成这样。 嗯，他为什么要把他说成这样？他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特点啊，这一群人就是想把很多事情放进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自己是在那个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他不能够承认我有凡人的感情，他不能够说我爱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怎么样，我爱我太太，他必须说这个爱是种实验，这样子这个东西有说法了，而这个说法是升华的，是高贵的、抽象的、非非平凡的。 啊，超凡入圣的，然后而且还还奇怪的就是，他那种感情啊，也是抽象化的。他们他们一方面要求自己做到，所以有时候真做到了。就是像你讲的，他一喝醉酒的时候，什么国家啊、天下啊、非洲局势不稳啊，都来了，对不对？但是真的一个活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感情。啊，比如说这这头的时候，才对着一个服务员，盘子整个摔过去。 他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来自农村，哎呀，他就是你要拯救的那些善无数的中国人之一。然后回头就可以说中国人太苦了， <laughs> 是不是？哎呦，他太抽象了。没错，没错。所以他把它放在一种，就是说，是不是整一个那个时代？我不知道，就是中国那个时代，就是说，他只强调大大我，没有小我，所以你不敢。 就是他说他从小也不敢跟爸爸有个人的感情，就不敢抱他爸妈，或者他爸妈给他也是一种高压的教育，什么？就说，呃，在我的生长环境里面来说，我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没有那种所不所谓。 国不国家，对对对，我觉得什么大中华民族，说在我八零后在台湾，对不起，我们没有。有时候我们现在还在反省，说我们在台湾反而没有这种想法哦，就是说你没有那种为人人的感觉， <laughs> 反正都是为自己，没有对，没有我为人人，就是我在小时候教的，就只是告诉你，主要听你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感觉，你怎么去表达你爱妈妈、爱同学、爱你男朋友，但是没有去告诉你说你怎么去表达你爱民族。 就没有。我跟你说，在在这方面，我反而是不习惯的，所以我这样讲会觉得很别扭，就很恶心了。我会这样子。是，但是你看台湾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友善，是吧？没有多少人喊叫说为了全社会，为了全台湾。但是台湾不错呀， <laughs>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曾经塑造出一种人啊，这种人其实不是人口的大多数，就是他以公。 拿来做聊天的理由，对吧？就像你说的这个大我，可是这个人呐，有头就有尾巴，往往在外边老撑这个大我说事儿的人呐，他这个小我就变成特别龌龊阴暗，你知道吗？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种抽象，刚刚讲那种抽象的大爱，抽象我，所以那阵子不是老大家老说什么大爱无疆的时候，这种话其实我不太爱听。别讲什么大爱无疆，你看好你家邻居，你街上有人给车压了，你救他就行了，没啥大爱了，是是是，就就小爱就够了，没错。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人呐，老实讲，就是我说人家别人，我后来我要反省我自己啊，我现在是四十几岁啊，我是近些年你知道吗，跟你们这些个知书达理的接触多了，不不不，自己也加强加强学习，我才稍微啊，我还算学了学得了一点后天的教养。你知道，在我大概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左，甚至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就。 我们会觉得，就是我有一套话呀，是给社会人说的，是给你们说的，对吧？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个电台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怎么办？我就哎，我是那一套话。可是我现在想起来，在私人的这个方面呢，好像又是一种跟。 动物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也干过这个事啊，把这个女孩啊诱到自己宿舍里啊，那也是拉拉扯扯，那那那东西也是接近于性骚扰的阶段呢。我我我我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很粗野的一个人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男孩子往往都这样啊，都这样啊，不是不是天哪，怎么样？很很多人。 是这样，我想我这几年没这个勇力啊，觉得这里很危险，还是赶快回台湾 <laughs> 好，现在有镜头在，还可以坐着。 <laughs> 我我现在疲软了，又想 <laughs> 疲软了。现在只有你征服我才行，只有你硬来了。那么，但是我我觉得奇怪的是啊，你说这是那一代人而已吗？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他们身上的这个东西啊，现在仍然保留在教育系统里面。嗯，因为今天我们教小孩的时候。 今天大陆教育不是也是给他一套假大全、假大空的这套道德理念。嗯。最近因为黄月，就是人称小月圆的黄月，他那个事件，对对，大家都说呃什么要加强道德教育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可能越教越坏，因为学校教的东西，大家本能上觉得那就是一个用来说的一大套的东西，日常生活实践跟这个是完全无关的嘛，是断裂的嘛。嗯。所以这里面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你讲的。 他那种想听人家喊他名字啊，这是把自己融入大我一方面，但是同时又想突出个人的英雄感。呃，是是是，这种英雄感特别强。嗯，或者这个有些人像李阳，他可能是特别想当英雄，但是一般老百姓心里面，有时候你也常会遇到一些人是，嗯，想成名，想被注意。嗯，从微博上想多点人关注，或者你你跟我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有时候有人聊天。 刚认识，比如说可能飞机上见到了，讲几句话，很奇怪，才跟你认刚认识没多久，就普通一个乘客观众，他说：“哎，哪天我可以上你们节目啊？”啊，是是对不对对，就就我就觉得好奇怪，你你你干嘛要上节目呢？上节目有有要要要要做什么呢？有什么好？你你觉得你要说什么话很特别，或者你你很值得被被被注意吗？还是怎么样？ 但那种想要成名，从最低想成名到最高想当英雄，这不是个很一以贯之的事儿吗？可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教育让就是中国的人觉得呃被注就是这么这么的不能？ 不宽大，就是有时候也是我，如果在微博上面做一些想讲我自个儿的事情而已，但就会有人说你怎么不忧国忧民？我太多的人了，说明你的微博上面干嘛？每天就发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今天开不开心？他说你怎么只关注你自己？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中国广大的民众？我觉得。 这个不要给我扣的帽子太大了，而且如果我在实践我自己，我爱我旁边的人，以及我有正确的价值观以后，我可以融入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讲出来的话，我觉得是正向的话，这就是一种影响。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人解释这。 反而要被骂，就是说你都不讲一些国家政治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做最近呃，中国哪里发生了什么饥荒，哪里发生什么事？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些事？我好像只关注这些事，我我的人生才有价值，就不不是实现的。就是很有很多人呐，心里有一种人物感，我我我是个人物，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他要的，他他是不是心里觉得这个世界是个舞台？ 嗯，对，就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满足，他的人生价值在于是不是能赢得最多的奖。但如果叫你去做，可以，就如果你为了要赢得这些奖，你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做，大家都是讲，就只是会讲。我先骂你，或者我先讲你，我好像就比你高一等。这是什么样子？这种这是两条线索。嗯，一条是自己想做一个像你讲的人物英雄出名，这是一条线。 这条线刚跟我们刚才说的另一条线好像有关系，但现在还看不清是什么关系。我们给讲的另一条线是什么呢？就中国，我们有部分人特别容易去想一些抽象的、大的事，嗯，忽略眼前身边的、最细琐的、是繁长的感情的东西，所以就会出现大家要谴责朱幼廷，你太小姑娘了，你为什么不想忧国忧民的事儿？好，问题来了，那那些叫你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做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点很有趣，因为这种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你光做这些小事儿，你不看大的。嗯，这种话我常听。比如说，我我举一个例子啊，这几天有没有注意有一个新闻？不晓得什么地方为了要救一只小猫，在大陆某个地方，结果当地出政府出动三个部门，包括公务局，然后好像又拆掉了一些什么公共的设施，什么就是为了救那个小猫出来。就我觉得很感人。 那这事儿出来之后，后来网上的反应你完全可以预想得到。有人就称赞，有人就是说，有那么多人需要救，那么多人需要帮忙，你们不帮忙去救这只小猫，那是干嘛？但当地政府回应很得体，他说：“我们就是要救，就一只小猫我们也救。”那怎么样？我觉得说的很对。我我想说这个例子讲的是什么呢？ 我听过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讲要保护动物的人啊，常常遇到一个挑战，说你们光救街上的小猫小狗，你没想过中国还有多少人挨饿吗？ <laughs> 对对对，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嗯，我吃一个东西，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最有趣的是，通常谴责你们不去关心国家那么多穷苦地方的人的那说这些话的人，往往在我的经验、相遇的经验里面，他自己是什么都没做的人，而反过来。 真的到跑到偏远山区里面去办学，去做社会福利，像乐施会很多义工组织这些人，他们反而不会谴责你去救猫救狗。所以啊，你知道，就是说我头一回来香港，我有个很深体会，我看一清洁工在扫地，当时我们一个大陆来的领导就发了一句感慨，说你看人家香港这个清洁工扫地多认真，说他呀不他不考虑世界革命的事儿，但是呢，他每天就把这个地扫干净。 世界自然就会很干净。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知道你是台湾的年轻人哈，其实呢，我就觉得这是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哈，就往大里聊啊，这事儿啊是咱们的一种，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台湾老一辈的人，你像尹海光他们那种，我跟你说，当年包括辛亥革命的那些人，他也是真的，就是为了国家民族，我去死，对吧？哎，我要指出的就是啊，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啊。 你看，他出了很多烈士，也特别好。按说救国救民，也曾经靠这些哈。可是呢，事情没有绝对的。这个就是从相对来讲，另一面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情节。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边有有一个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比如说别人忽悠我说你要胸怀天下，后来我弄明白了，谁的天下呢？ 你的天下是政治，那允许我关心艺术吗？嗯，这个世界是多种多样的。是，你的你的天下是是是什么救国救民？那我的天下是这个为大家生产粮食，像袁隆平。嗯，这个天下不重要吗？嗯，就多样化，这种人往往带来就丧失多样化。可是，而且就是说呢，我觉得有的人，我这说说极端了。你像这个卡扎菲，嗯，按说也是一片好心，对吧？甚至像希特勒。 你知道，我就看见希特勒临死前的时候说的一个话，我认为这个里边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你没给别人选择，你把你自己当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为什么你？你比如说希特勒就是说啊，他们以德不管怎么样，德国人民已经以我之名成就了千秋功业，所以我死而无憾。那么你凭什么说德国人民要以你为名实现了千秋功业呢？嗯，你征求过？ 大家意见嘛，你只是对，他也真的，他忽悠了，他一种忽悠的方法，大家好像就他也是代表了大家嘛，就像我们有些记者动不动代表亚洲人民提问那样， <laughs> 是吧？是 <laughs> 啊。那我我我不太同意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没错，我们从从古到今都喜欢叫大家胸怀天下，但不要忘了胸怀天下的起点在哪里。 儒家看人教讲教育是洒扫应对进退开始，还真是啊！你日常你连洒扫应对进退都没做好，也是老总的心爱天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